他说：“警察休想抓住我！”然后就跳进了河里。我早防着他寻短见了，立刻就跟着跳到河里实施救援。救援？从嫌疑人落水到搜救人员抵达，当中一个多小时，你都是失联状态。救援需要这么长时间？哎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魏局，真的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。那条河水又急，二流又复杂，被救援者还不配合。这大晚上的，你还真当我是下游泳池游泳啊？ 你这小 <clears throat> 兔崽子！那发现不微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汇报指挥中心？下水前为什么不先申请支援？嗨，我是真的来不及啊，领导。他当时情绪那么激动，我只能先尽量稳住他。后来一跳河，我就下水救援了，哪有时间回车里拿对讲机啊？唉，归根结底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组织的教育和处分。 现在教育你还有什么用啊？早说过不准单独办案，不准单独办案！你当着省厅领导的面自己算算啊，违反了多少条规定？你要是能教育的过来，我还开这个审查会干什么？哎，老魏，老魏，老魏，你别大动肝火嘛。规定是这样没错，但咱们也都知道，这个一线办案得随机应变，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 我愿意接受一切调查，一切处罚啊！你，李局，嗯，刘，刘厅，哟，刘厅，您来了。哎，老徐啊，好久不见了。 <laughs> 哎，请坐，请坐。难怪了，这老魏雷声大雨点小，三堂会审都搞好几轮了，半个字儿的处分都不提，会投胎就是好啊，首富独生儿子。 违反个纪律都能把省委刘厅哎亲自请下来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第十五集最终话。 <laughs> 哎呀，这一趟啊，辛苦你了。改天哥几个一起去喝酒啊？ <laughs>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今天啊，我们就先回了啊。哎，好。魏 <laughs> 阳啊，替我送送老徐啊。好好好，留步，留步，留步。嗯，说吧。你爸跟刘听说，你这两天在家写了万字检查，一丝不苟。 熟读背诵，来来来，背给咱们听听啊！ <coughs> 刘听，李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办案的时候无视了组织纪律和各项规定，在危急时刻的不当处理，体现了平时对风纪学习的不到位。嘿，小严呐，你虽然年轻，可也是办了十多年案子的刑警了，怎么就犯了这么基本的错误呢？哎，是是是。 都是我的错，处理事情太不严谨了。唉，幸亏这案子还没向社会公布，不威又没家属，否则舆论可不好控制。万一被人往未成年少女和单独出警的单身男警察这方面一引导，嘿，那可就难以收场了。唉，是啊，幸亏我们有完整的证据链，范武的同伙。 交代了曾被汪兴业雇佣灭口李雨欣，又在警方追捕下冒险回来偷拿哥哥范正元藏起来的另一笔买凶钱，而且我们从那包赃款上提取出了布威的指纹，笔迹鉴定也对上了，完全符合犯罪的口供。嗯，老吕做事就是这么妥帖，这个卷宗哪怕是送到检察院去，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。哎。 哪里哪里，但我还有个事儿不明白。你们说那个小姑娘雇佣范正元，是要刺杀谁呢？嗯，不好说呀。我们目前只知道他持枪袭击严邪，随后呢，被人灭口掐死，暴尸在高速上。但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说他是来行刺严邪的，似乎又牵强了些呀。当然不是行刺我。 不为要杀的是江天，确实牵强，尤其他紧接着就被灭口了。老吕啊，我看这事儿还得从范正元和汪兴业的联系上入手，追查汪兴业的毒品上线。他应该跟早年活跃在边境的一个贩毒集团有密切联系。回去怎么写个计划报上去，争取立个专案组，再往深里跟一跟，啊？专案组牵头的事我可以办。 我今晚回去就写个详细的计划书。你， <laughs> 你知道这个跨境贩毒组织是什么级别的呀？这可不是一般的跨境毒枭啊！你们之前缴获的新型毒品蓝鲸，不仅在东南亚泛滥，甚至连美国和墨西哥都爆出了相关案例。这可是公安部要亲自督办的重案要案。 你呢，还是老老实实写个检查交到厅里，该通报就通报，该停职就停职。我爸说了，坚决配合组织的处理意见，放你一个月的假回家配，呃，回家相亲去，啊，停职审查一个月。对。 停止审查。唉，行吧，老子就当放假了呗。哎，顾经理，让餐厅给我送顿晚饭过来。嗨，不吃西餐，吃什么西餐呢？下两碗牛腩面，用新鲜的好牛腩，多放香菜啊。对了，还有上次你们大厨亲手腌的嫩笋干，嗯。 之外，您还要什么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哼，你嫂夫人今儿亲自下厨了。回来了，准备洗手吃饭。今晚吃西红柿鸡蛋面。我我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江婷为我下厨了，这他妈才是家呀！这就是新婚燕尔的感受吧？啊？ 愣着干什么？ <laughs> 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不对，你刚才笑了，明明是看我。拿碗筷去！别以为你可以什么都不干，就在那等吃。哎呦，还挺会使唤人。不承认也没用，你就是看我帅才笑的。 这么多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， <laughs> 嗯，值了，嗯，什么值了？全系统通报批评，加停职处分一个月，全在这里面了。 <laughs> 后悔吗？哼， <laughs> 开什么玩笑！ 把这个碗放到消毒柜里去，当心被摔了。哎，你做饭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是不是专门学过？打算要做给谁吃啊？嗯，我一个人生活，不学做饭难道天天吃外卖啊？那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吃过？没了，就你。 <laughs> 真的。 真的真的，别动，水都溅到袖子上了。来，让我好好擦擦。不用擦，你先放手。哎，别斜，我拿着碗呢，让我抱会儿，别说话。别嗯 亲一个，就亲一个。我说，你这的你吃错药了吧？你。哎，对了，我爸妈明天过来做客。啊？妍希，你要不要再多考虑考虑？ <laughs> 我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爸妈来是因为后天就是我生日了。你。 放心，他们过来吃顿午饭就走，而且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说是有个警校的朋友刚调来见你，宿舍没准备好，所以借住几天。 <laughs> 瞧你这紧张期待的，就这么等不及想见公婆拿改口费啊？ <laughs> 我看是岳父岳母才对吧？剩下的你收拾，我回房了。 老公，我看上去怎么样？哎呀，美美美！赶紧下车，今天可不能迟到。哎呀，可我们明明是来吃午饭的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第一次见儿媳妇儿，哪能让人等啊？礼多人不怪嘛。再说了。 我可是攒了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这儿媳妇说呢，什么时候订婚，年底能不能扯证，婚礼在哪儿办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生几个月嫂看好了没有，孩子上哪个小学，以后出国是哈佛还是牛津，我都能整整说他三天三夜，提早三个小时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你儿子只说跟人同居，到底是不是那个开 KTV 的姑娘都没说啊？你就连儿媳妇都叫上了， <laughs> 我生的儿子，我还能不明白吗？ 越高调越不靠谱，就是这样欲盖弥彰啊，才真有问题呢。我看啊，他八成是怕我们看不上姑娘，所以才遮遮掩掩的大埋伏。不信啊，你就等着瞧吧。 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嗯，别动，再睡一会儿。哎，哎，你还没祝我生日快乐呢。你不是明天才过生日吗？生日快乐，严邪。 干嘛？就是因为大清早才来。哎，你早上怎么没反应啊？是不是哪里有问题？哎，来来来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你才有问题，你自己植物人三天醒过来试试，能跑能跳就不错了。哼，我没问题啊，不信的话，现在就证明一下。 主任，你爸妈来了？不可能，这才九点，他们要到中午才。我靠，不是吧？喂，儿子，我们到了，开门。哎，不是说好中午才？十分钟。不是，妈。 你二老怎么一大早就？大清早的，我等个门等了整整十分钟，除非你告诉我刚刚在跟儿媳妇造小人儿，否则你妈我现在就要动你家法了。您儿子要是从头到尾只有十分钟，你才更应该动家法吧？对哦，有道理。哎，你给我起开！哎哎哎，别！哎呀，我的儿媳妇儿，快让我亲眼瞧瞧我的宝贝大儿媳。呃，媳媳妇儿。 自学同性恋婚姻法律问题研究了，十有八九还用得上。你你是？啊啊，是曾伯母吧？嗯，伯父伯母您好，我姓陆，刚调来建宁工作，不好意思叨扰了。林林儿儿子。 这就是你所谓的同居？嗯嗯，我那个，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差不多就是你们知道那样。你们先聊，我去刷牙。死小子，你羞羞答答跑来说现在正跟人同居，还叫我们做好心理准备？原来你所谓的心理准备是出柜呀？嗯嗯。呃，严伯父，曾伯母，两位要不要？ 泡点茶。呃，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。啊，啊哦哦，对，呃，不用麻烦了。呃，那，那你二位先坐。哎，哎，好，好。呃，小鹿啊，来来来，吃个香蕉啊。啊，您吃，您吃。哎呀，别客气，你吃你吃。妈，他不吃，他不吃，除了橘子、芒果、黄桃之外，所有黄色水果。 不吃苦瓜，不吃茄子，不吃胡萝卜。哎，他身体不好，你别乱喂他。呃，言希，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？哦，这样，哦，不吃好，不吃好。香蕉含糖量太高，吃了不健康。呃，对对对，确实是这样。 <laughs> 哎，那个，哎，小陆，呃，你是哪儿人啊？我是江阳县人。哦，呃，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？我们是警校同学。 你今年比严谢大两岁，哦， <laughs> 哎，成熟点好， <laughs> 成熟点好， <laughs> 对对。那，嗯，你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做什么都好，主要是你爸妈也哎，做好了心理准备嘛。我从小父母就不在了，哎呦，是福利院长大的。哎呀，万一她是我儿媳妇儿，至少以后我们不用跟亲家公、亲家母打交道。 可以，可以。还好，还好。万一她是我儿媳妇儿，至少我儿子不会被他爸妈打断腿。不幸中的万幸。爸妈，哟，这什么呀？我的生日礼物？不是，那是去年拍卖会上淘的两块表，正好能凑成一对。我想着，第一次见儿媳，呃，第一次见小鹿，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，所以就。 等等，曾伯母，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，您您先听我解释一下，我我可以解释。你云溪，你什么情况？你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一对表啊？你到底跟家里说什么？你别管了，我的爸妈我搞定。那个，我我先去烧水泡茶，伯父伯母先坐。 哎妈，撒手撒手，领子要皱了！你再跟我说一次，你俩是什么关系？哎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真的已经在一起了。你儿子这辈子就差不多这样了。美国代孕机构你可以多了解一下，一百二十万包邮，一百六十万双胞胎，实在不行生个三胞胎，还有一个孩子跟你姓。我爸不是说我小时候你老想让我改姓曾吗？是吗？我没说过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实不相瞒，我从五年前就开始暗恋他了。这么多年来总是相亲失败，就是命中注定要跟他在一起啊。所以，如果您二老要棒打鸳鸯的话，儿子我就只能孤苦伶仃了却残生，从此青灯古佛不问世事了。说人话！哎，我主动的，他害羞，还没正式确定关系，所以我骗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以为你们只是当他是我们警校同学呢。这个小洛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哎，你就别问了。 人家是工大下来的刑侦顾问，早好几年就是一级警督了。说是调来鉴定，其实只是暂时协助一段时间呢。职位比你高？嗯。你俩真是谈恋爱？不是你被潜规则了吧？啊，对不起，那个，请问是红茶还是绿茶？嗯， <laughs> 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，我们什么都行。哦，好。哎，妈，你这人真是……哎，我告诉你个兔崽子！ 你要是敢卖身求荣，我就剥夺你的继承权。百年后，你爹妈所有财产都捐给慈善组织，让你下半辈子滚出家门去喝西北风。 <coughs> 你有意见？嗯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哎，没有潜规则。妈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没看你儿媳妇在我面前是多么的温柔殷勤、百依百顺吗？昨晚她还给我做晚饭呢。哎，你先把我衣领放开。总之，她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她。 更关键的是，我们已经睡过了。你总不希望儿子是个始乱终弃的渣男吧？看在生米煮成熟饭的份上，你们还是弄好了。呃，伯父伯母喝茶。哎，我来我来。搞定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他们自己想多了，没问题，都已经解释清楚了。哎，爸妈喝茶。我说儿。 我是小鹿啊，在这里还住得惯吗？住得惯，陈木言，谢照顾了。住得惯就好，住得惯就好。你俩平时感情还好吧？啊，啊，确实还好。虽然我们只是警校期间的老同学，而且已经五年没见了，但是彼此的友情一直都是不错的。啊，这样啊，果然很害羞啊。感情好就好，来日方长啊。哎。 <laughs> 哎哎，你你也喝茶，哎喝茶哈。这个，我听说为了庆祝严邪生日，中午这顿饭好像应该是……对对对，中午我们在家吃。哎，你昨天不是还说要亲自做饭露一手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他俩老人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，别上外头了，咱们自己人在家吃吧。哎，正好我给你打下手，孝顺孝顺咱爹妈。 其实我也不会做什么菜，嗨， <laughs> 没事儿，做多做少都是心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趁机向你学学做饭，以后也好孝敬爸妈。哎，对对，呃，还是在家吃好。啊，在家吃健康。哎走走走，我们先去厨房。严行，你这到底是……我做饭，你打下手。咱们的表现就看这顿饭了，明白吗？什什么？ 吃饭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嗯，这手艺真不错。来来来，爸，喝点从今以后啊，你就是个大人了，啊，要努力工作，好好过日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要好好相处，不要吵嘴打架，明白吗？ 明白，我又打不过严夕，再说哪有白吃白住还打人家屋主的？哎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！嘿嘿，四角俱全，和和美美，好，好。 <laughs> 哎，小啊，这个白灼虾仁味道真是不错啊！伯母，你喜欢就多吃点。哎呀，儿子，给爸再满上。平时你妈不让我多喝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养了这个儿子三十多年，到了今天才第一回吃到他亲自下厨做的饭， <laughs> 这可多亏了你呀， <laughs> 伯母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 <laughs> 不是，爸，我酒量可不能跟你比啊，你别老惯我呀。哎，那小陆啊，啊，伯父跟你喝一个。哦，哎，不行不行，爸，这酒五十多度呢，他身体不好不能喝。来，我来我来。 哎，好久没这么开心的一起吃饭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咱爷俩走一个。 <laughs> 哎，爸，别光喝酒，吃菜呀，吃菜吃菜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小陆啊，哎，你也来，哎，呃，吃菜，呃，喝酒啊啊。 <laughs> 好，爸，我刚说了，他喝不了。不，那个，妈，快管管你老公，你不能再喝了。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这不是想跟小陆同志谈谈心吗？谈个屁！你想把他俩都放倒吗？吃的差不多就得了，赶紧回家。啊，我送送伯父伯母吧。我我也去。我我还没喝多呢。 <laughs> 臭小子，小陆啊，你别理他，我们走。妈，你拉着他干什么？你拉我爸去，你来扶我爸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 路上别耽搁啊！不用常来看我啊！回家别骂我爸啊！养你不如养头猪。小陆啊，让你费心了，回头我再来看你啊！以后记得来咱家玩啊！哎，好的。呃，伯母您慢走。哎，好。伯父再见。哎，伯母再见。哎。嗯，我妈怎么刚走就给我发短信了？儿子，你们要好好过日子，彼此扶持信任。 两个年轻人要注意节制。你根本就没跟你父母解释对吧？哎呦，我头晕，我喝多了。哎快快快，扶我回去。哎呦，你我头晕呢。哎我跟你说啊，咱爸妈都做好了认你当儿媳妇的心理准备了。你没看他俩多喜欢你吗？这都是我出的主意，在家做饭表现，还不赶紧谢谢我？ 你从最开始就是故意找他们俩来的吧？这这倒也没有。你还胡说八道了些什么？是不是咱们俩已经私定终身，非亲不娶了？我跟我爸妈说，哎哎呦，哎我头痛头痛，哎呀，走不动了，哎呀头痛，救命！哎哎，这不都到家了吗？还走什么走？ 休息， <coughs> 不要，我喝多了，停不住。啊！而且我们已经拜过高堂了，不算没名分了，没事就可以进洞房了。你放我起来，你就是假装喝多了发酒疯吗？起来，是的，是的，古时候结婚的时候都是要喝酒的。谁跟你是夫妻？嗯，咱们怎么不是夫妻了？我已经说过，那也行，随便你。 要不我当结婚，你当打炮？ <laughs> 行了，别装醉闹事了。我没有，我没装醉，我我就是喝多了，酒后乱性，成年人走个肾违法吗？啊！也许。你会后悔的。不会。 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江婷，我爱你。